我知道了，你照常上班，不要露怯。怎么了？吉四号查到那支枪了，是三年前塑料厂爆炸后，岳广平丢失在1009塑料厂缉毒行动现场的。失枪是大事，本来要详细调查的，可没查多久，岳广平就死了。虽然对外说是心脏病发。 很多高层都认为，杀他的人很可能是我。为什么？这件事要从三年前说起。那时候，我被黑桃 K 关押在宫州的一所废弃宅院里。他要求我以亲手杀死铆钉为代价，换取自由。 晋江文学城、怀上原著、猫耳 FM、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《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·破云》第三季第五集。 到了。 你敢做杀了我？痛快点，杀了我！你做得到的，江婷，你是我见过这世上最不想死的人，在任何绝境中，你都不会放弃争取哪怕一丝一毫的生机，这是你的天性。 来，杀了面前的这个卧底，你就自由了；否则，你也要死在这里。 他们想自杀，没那么便宜。大哥，铆钉死了，被江婷杀的。这他妈就站不住了，拿真狙进来！杰哥，军狙进来了，滚开！操，阿军，别管他，是大哥。 江婷就是这么一个人，她现在已经自由了。警察来了，江婷，我要把你还给他们了。当你回到警察的队伍中，面对无数怀疑、质问和指责，承受所有的痛恨、憎恶和谩骂，别忘了我们今天打的赌。 哪怕你这条如簧巧舌编出再完美的言辞，也没有人会信任，没有人愿意听，因为所有事实都已经证明了你是个叛徒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是对的，那时你会心甘情愿回到我们出现的地方。而在那之前，只要还有一个警察愿意相信，哪怕只有一个。 <laughs> 把他留给条子吧，点火，我们走。是。再见，江婷。我随时欢迎你认输。 点儿，你受太多伤了，我已经打电话给你那个叫杨妹的联络人，通知他过来接你。先好好养伤，我们从长计议。没有了。什么？猫丁死了？你说什么？哎呀，我失败了。 毒品交易在生态园，我的队员都死在了塑料厂，根本没有什么从长计议，他们都死了，毛丁也被我杀了，再也没有。但你还活着，只要活着，就还有希望。江婷，我还要回现场组织营救，杨梅会来接你。 去我们之前约定的安全屋，再进行下一步转移。安全屋的地址和密码，你都还记得吗？针对幺零零九行动的调查组，级别非常高，连我都被全天候监视，暂时没法随时跟外界联络。你先把伤养好，七天后我联系你，在安全屋见面。 我最近在调查另外一件事，已经有眉目了。等结果确定了，再告诉你。一定要坚持下去，等我联系。 <laughs> 岳广平到底在调查什么？为什么说是另外？我不知道。他没来得及告诉我就死了。但在那之前，我们两人一直想在打掉黑桃 K 的同时，把公州市局内部的钉子揪出来。你们两人？对。你还记得我之前告诉你，铆钉在一零零九塑料厂缉毒行动之前就暴露了吗？那是谁出卖的？ 这个人必定在公州系统内，而且位置相当高。你知道这种感觉是很可怕的，叛徒就在身边，你却不知道他是谁。可能是你最敬仰的前辈，也可能是你最亲密的搭档。人来人往，鬼影重重，他在暗处窥视你，你却无法抓住这只披着人皮的鬼。 是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，因为一零零九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如果我想临时修改行动计划，必须找一个完全清白、可以完全信任的领导来做依仗。为什么选择了岳广平？第一，他是一直关照我、提拔我的直属上司，我对他了解最多。第二，他是公州副市长。 公安厅级别局长，公州警号零零一的大领导，如果连他都是鬼，那我根本没有跟黑桃给斗的必要了。所以在行动之前，岳广平就相信你不是黑警，单凭我一人的说辞他不会信，应该是通过各种方法求证过，只是不知道他是怎么求证的。他相信我的坦白之后。 我们联手调查了一段时间，却一无所获。市局内部这个鬼隐藏的太深、太完美，以至于有时我都会产生一种他到底存不存在的错觉。之后，1009行动开始，我征得岳广平的同意，临时把警力从生态园调去了塑料厂。也就是说。 变更行动的事，除了你之外，就只有岳广平知道。理论上是这样，但如果内鬼权限够高，也可以观察到很多计划修改的蛛丝马迹。难怪他后来拼命主张要救你，只有你活着，才能证明他的清白，才好继续排查内鬼。对。那后来呢？岳广平联系你了吗？一月十八号那天。 我接到了他的电话。喂。 一个小时后，我们在安全屋见吧。我对不起你，江队。别去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可以去死，但请你一定要活下去。你对不起。什么对？ 岳广平这话怎么说的这么怪异啊？确实怪异，但我想不通怪在哪里。挂了电话，我就立刻赶去安全屋，但路上收到了岳广平的短信，说他家里临时来人，要晚到半小时。这么重要的事，怎么会随随便便就推迟？而且他明知道自己可能被盯上了，更应该警惕临时访客的危险性啊！我永远记得那天。 直到下午三点，岳广平都没来安全屋，电话不接，短信也不回。终于我等不及，直接去了他家。他家的门虚掩着，他穿着毛衣秋裤，仰躺在客厅地板上，青色的脸颊旁有一滩呕吐物。 人已经没有了呼吸。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，警车却已经赶到了。我想自己绝不能被抓住，因为第一我说不清楚，第二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警察。所以你开车逃走。 之后就被警车追的出了车祸。我最后的记忆是一辆货车从旁边冲出来，我刹不住车，一头撞了上去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我再次醒来，已经是两年零三个月之后了。 杨妹不可能在警方的天罗地网中把你救出来，所以当时追你的警车应该另有蹊跷，而岳广平的死基本上可以确定跟黑刀 K 有关，但内鬼到底是谁呢？到底是什么身份，让岳广平不能直接电话里说，而是要亲自见面解释原委，以至于在关键时刻被灭口？我不知道，警车来的太快了。 我甚至没有时间进入岳广平的死亡现场做任何检查，但有件事我始终耿耿于怀，至今也想不通，什么事？岳广平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对不起。”他为什么会认为自己对不起我？ 给客户先生齐思浩把岳广平家的钥匙弄来了。那，与其在这里空想，不如再去他家看看吧。波涛园小区七零一栋 A 座三零一室。 就是这栋楼啊，岳广平住的地方不咋地嘛。这些年房子既没卖，也没人住吗？他不是广州人，在这儿没有亲戚，老伴过世的早，也没有儿女，平时家里就一个上了年纪的保姆。不过出事之前就已经回乡下带孙子去了。 时，岳光平就是这么仰躺在这里的。他到死都没有闭上眼睛。你之前说他死时穿着毛衣和秋裤？嗯。还记得其他细节吗？没多少了。我当时身体状况非常不好，再加上突遭变故，又听见警笛。 为了不留下脚印和指纹，我根本就没进门。对了，当时地上有个翻倒的烟灰缸，难道烟灰缸是凶器？但尸体的表象明显是中毒啊！不知道，有可能是茶几被人撞歪，烟灰缸摔在了地上，也有可能是被激情杀人的凶手抄起来当做凶器。 然后随便扔在地上的，我只是远远看了一眼，分辨不出来。也有可能是凶手刚从烟灰缸中清理出带有自己 DNA 的烟头。嗯，一个老年男性穿着秋裤，接待女性客人的可能性非常小，但如果是关系亲密的男性熟人，差不多就说得通了。哎，岳广平有私交非常亲密的男性熟人吗？ 据我所知，没，可能有一个。谁？我。这个笑话既不好笑，又不能让我相信。走吧，进屋里看看，说不定还能找到一点线索。嗯。 防尘袋，什么衣服啊？收藏的这么郑重其事。哎呀，衬衣、领带、西裤、风衣，这不是他的，他穿大了。还有双皮鞋，四十二码，也比门口那几双大。巴布瑞经典款升级版，估计三五万都打不住啊。 我只能看出，一整套都非常新，而且风格比较年轻，二十到四十岁之间比较合适。岳广平这个老人穿太突兀了。哎，他会不会是打算送礼？送谁？全套正装加配饰，挑贵的，买好的。一个老年男性给人送这个，以正常思维看，我只能想到一种情况，什么？父亲。 儿子刚成年，刚毕业，或刚走上社会，作为父辈为他准备全套高档正装作为鼓励和祝福是很常见的，这跟母亲送女儿压箱底的首饰陪嫁是一样的道理。怎么，你连这个都想不？万青，忘了江天他是孤儿。啊，岳广平有大概这个年纪的侄子或外甥之类的亲戚吗？哦，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个。 以后你的晚辈大学毕业时，我会记得的。好，到时咱俩都要记得。这个愿望不错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没送过江婷礼物呢。不过，她好像也没对什么东西有过特别的注意，唯一明显喜欢的，也就那几个普洱茶饼。哼，真是保温杯成精啊！ 不过，虽然我对他了解还是太少了，但等所有事情都解决了，江婷也能明堂正道出现在人面前了，我一定给他从头到脚的置备好，到时候慢慢打探，总能打探清楚。严谢，啊？我想起来，我确实不知道岳广平在广州本地有任何子侄。如果是战友家的晚辈或者老家亲戚的话，那我就更说不出来了。 不过有一个人，肯定对岳广平的人际关系非常了解，谁？他的保姆，西寒香。所以去了岳广平家。 也没搞清枪是怎么丢的。咱们现在还是得去找他家的保姆西阿，姨问情况。哎，妹妹，你一个还没嫁人的黄花闺女，在车上坐没坐相，吃没吃相，咔嚓咔嚓的，你属耗子。切，我注意吃相就能嫁人了？怎么不能了？爸爸给你陪嫁一间茅草房，一辆三轮车，八百八十八块现金。江哥，还是咱俩过吧。 严家都破产了，杨梅，哎，去去去，爸爸改变主意了，决定让你待字闺中一辈子。哎，坐好坐好，都快到西大妈家了。 月老过世的原因不是早就公布了吗？心脏病。怎么，人都入土为安了，你们还能拉出来再做个尸检？谢阿姨，您在月老家做了八九年的保姆，知道他有什么关系特别亲密的男性晚辈吗？比如说战友的儿子、兄弟的子侄，或者私生子。胡说八道！就算月老过世了。 你们也不能这么侮辱他的名声啊！你们，你们简直……这只是警方的正常猜测，因为我们在岳老家发现了这个。您看，照片里这一套名牌正装，您知道要多少钱吗？一个老局长花一大笔钱购买这样的奢侈品，作为礼物要送给另一名年轻男性。 如果不能确定是晚辈的话，那将会产生更多猜测，比私生子更龌龊、更肮脏、更让人不能接受。可我明白，您隐瞒是为了月老的名声，但您真的相信他是心脏病过世的？他平时心脏怎么样？要不要吃药？是否真严重到致死的地步？您作为保姆，难道不知道？这这跟那个有关系？ 月老临终前，曾经接待过一名访客，应该是跟他关系极其亲密的男性。这名访客离开后，月老就被害了。您觉得有没有关系？不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夏阿姨，您住的这栋房子，应该是这一两年盖的新房吧？那又怎么样？据我所知，您的老伴患有严重风湿。 几乎丧失劳动能力，而你，只是一个收入有限的保姆，对吗？我知道您不至于知法犯法，不过，您现在住的这栋楼，应该是月老为您晚年做的安排吧？他为您考虑了那么多，为什么您不为他考虑考虑呢？到底是心脏病发，还是为人所害？也许只有您。 才能提供最后的线索了。都是他，肯定是他。谁？那个所谓的养子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。月老兴高采烈的，非要让他回来当养子，谁知道究竟是不是月老的种？那个人到底是？不知道，我没见过这个人。就在月老过世前半年，突然提起要收一名养子。 听他的意思，好像是他年轻时亲生的，我当时就担心是不是骗子，但月老一个劲儿地说他心里清楚的很，不可能认错。月老有没有描述过那个人长什么样？没有。那月老过世之前，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反应、或举动吗？啊，有，有一天半夜，我听见月老哭着给人打电话，就。 就在月老离世前五六天，您是不是听见了什么？对，但其实翻来覆去就那几句。月老说说啊，我对不起江队，别给我盖国旗，我不配。哎呀，怎么能不盖国旗呢？那是多大的荣耀啊！你们说，那个叫江队的，会不会就是他的养子啊？月老觉得自己没养过他。 对不起他，所以才不愿意盖国旗。这是个非常有价值的线索。您知道月老那个电话是打给谁的吗？我恍惚听见月老管那人叫叫老吕。 老吕，我害死了他，我害死了他们。老吕，老岳，你为什么给我盖国旗？我不是告诉过你吗？我特地告诉你的，不要给我盖国旗。为什么还给我盖？为什么？ 你说。哎，吕局，前夫有些工作需要征求您的意见和确认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让秦川进来。哎，哎，路不好走。 我搂着你，来。你认为有多大可能性？岳广明打给的就是雨爵，挺大的。我曾经在庆功宴上看见过他们两个聊天，聊得还挺高兴的。回去我们先查查他们的毕业院校和工作经历，看看有没有交集。你手怎么这么冷？啊？ 都放进来了，还想抽走？ <laughs> 如果真是吕局的话，那很可能他对一零零九塑料厂爆炸案的内情也有所了解，知道岳广平如此愧疚的原因，甚至甚至有可能知道我还活着。妍希。 我们一直假设于广平准备送礼的那个人，那个西寒香所说的私生子，就是最后一刻来访的凶手。但是有没有可能，最后的访客其实是绿菊？不排除这种可能。 这是谁家在炒腊肉吧？还挺香。喂，严姐，你牵着我江哥干嘛？故意当着我的面搞花前月下吗？对呀，我们在看星星看月亮，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理想，怎么，你有什么意见吗？你，哼，哎，江婷，你先上车，我有点事。哎，打火机丢在谢大妈家了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 一个打火机而已，嗨！不，他刚才根本没拿过打火机。哇，别是跟哪个姑娘偷摸私会去了吧？姓严的，你给我回来！没事，我知道他要去干什么。啊。 她看，老公特地不是在拿打火机之余，顺道给你带什么来了？带什么了？啊，辣椒炒腊肉，还有馒头。嗯，真香。来，这盒给你，别说爸爸不疼你了。嘿嘿，嘿，来，江婷，你多吃点。嗯，江婷她。 男的，你们干什么？哼， <laughs> 给你现场教学啊！看，找男朋友就得找像我这样的成熟稳重、会心疼人的，明白吗？学着点。哼！ <laughs> 江婷，你再多吃两块肉。来，张嘴。啊！我我自己来。等等，为什么你们那盒肉那么多啊？我这里基本全是辣椒。嗯嗯，妹妹乖。 你是个未婚姑娘，保持身材很重要。爸爸为你的体重着想，你少来这套。哎，这么爱吃肉啊？我看你多半是嫁不出去了，将来砸在手里可怎么办呢？哼，反正我这么多年都过来了，嫁不出去正好黏糊我江哥一辈子，对吧，江哥？哎，你们两个能消停点吗？哼，等回见你，我就托人给你招上门女婿。 吃饱了，我去上厕所，等会儿啊！哎哎，你小心点儿，大姑娘家家的这么不矜持，沐天席地的说上厕所就上厕所啊！那江哥来帮我望望风呗。哎，去去去去去！哼，他怎么了这是？嗯嗯，杨妹她就这脾气。行吧，看在你的面子上。有 <laughs> 人偷窥。嗯。 他这是故意的吧？打死你个！不对，是真的。什么？快去看看。人呢？往那边跑了。手电给我，跟你江哥一起待着，别乱跑。你没事吧？没，没事。我刚蹲下，就听见那边有人，我就立刻追了过去。看见老娘还敢跑，吓死老娘了。站住！看来是没同伙。 我们过去看看。别跑！我认出你了，就是你！让你别跑，还敢偷袭你爸爸？还敢踹我？天心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抓住这孙子了。你小心点，别摔着。 告你祖宗十八代！那天开车跟踪我的是你对吧？我家小区楼下的也是你对吧？ <coughs> 好了，差不多行了。手电筒呢？什么脸呢？啊，方正红，就是我。怎么了？你自己做的亏心事，你你你是？ 江婷，你还活着？方队，要吃早点吗？要就点点头，我给你把塞子布拿下来。你别误会啊，我这可不是公报私仇。 主要是怕你瞎嚷嚷破坏行动嘛。哟，还犟上了！你说你好好一个支队长，怎么还偷窥女人上厕所呢？ <laughs> 他的目标是我，杨妹，你别逗他了，万一心脏病犯了怎么办？哼， <laughs> 方正红，你的嫌疑还没洗清楚，按规定是不可以离开建宁的，对吧？吕局没管你。 为什么？因为他相信你是无辜的，还是说你俩是共犯？别给我装了，你俩才是站在一边的。你说什么？毒贩给你许诺了什么，让你来要我的命？哼，方队。 盗窃警枪是判十年起步的，你应该明白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，那我说给你听。三年前塑料厂爆炸案的第二天，公州和建宁联合组成了行动组，由岳广平带队去营救江支队长和铆钉。可是行动结束后，岳广平的配枪就丢了。而那次行动中，建宁方面的带队领导是你。 当时的你不仅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岳广平，而且可以利用身份避免被怀疑，天时地利人和，连作案动机都有。你是不是该向我们解释一下？胡说八道！我三年后，这把枪出现在了江阳县袭警现场，枪手尾随跟踪警车，并用这把枪射出的子弹打中了我。你被枪击那天，我明明在市局。 没人说枪手就是你，但枪手被灭口那天晚上，本该来值班的你却失踪了。现在你可以对长期跟踪尾随我的事做出解释了吗，方支队？那你的江婷，跟严邪一起出现在这里，是不是说明你也是毒贩的人？不，我只是随行家属。江哥。 啊！喂，老七，怎么？有人，有人，有人要杀我！ 不是说我帮你们调查月光平被害死的事情就能平安吗？但现在呢？你们调查的进展在哪？别告诉任何人，你曾经在事故现场出现过。 血色交锋，迎面吹来的风，千疮百孔。错一步误一生，太多人纷纷不懂，明火暗眼中交替纵横。 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城市天空，云涛不断翻涌。昼夜不分胜负，未被山河难动。陌生的城，送别多少英雄，总会有人去歌颂。每一场黑夜，争锋，有我生死与共。多少诀别换来一次绝后余生。并肩的人，踏尽漫天雪。 伸出手，在雨中沾染了勋章的红，逆风向前的人，无上光荣。再转身。 太匆匆，没有谁与世无争，黑与白在心中分明不同。遍寻千山和万水，在人间和你相聚不后悔。此生有我长路相随，无怨无悔。那一片山是天空，明涛不断翻涌，昼夜不分晨昏未眠。 血后余生，并肩的人踏进漫天雪海中，为我越出神。点一盏仁慈的灯，抚慰尘世天空，一点一滴化开心中不朽的痛，前路如虹，纵让雪。 是微笑越从容，将织着黑色的梦，也曾无动于衷。撕裂的魂，重新拼凑才算完整。风雨过后，微光穿透了云层。晨阳出。